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三集。冰盾散成点点微光，碰在皮肤上竟然凉凉的。随即一道剑气袭来，将风拦腰斩断。 风被打散，过了一会儿才重新汇聚成形。他在洛涵前方试探了一会儿，不敢再进攻，悄然融入到空气中。洛涵这才把吊着的那口气呼完，他知道自己暂时安全了。他立刻回头，想看看救了自己的人是谁。昏暗中，一个人穿着层层叠叠的白衣。 只可惜他受了很重的伤，血迹将白衣染得斑驳。他执剑站在乱石嶙峋的崖底，美得破碎又绝杀。洛寒一时看呆了。而这时，他手里的剑尖动了动。这个不久前才刚刚救了洛寒的人，如今执剑笔直地指着洛寒，声音沙哑冷漠：“你是谁？” 洛寒愣了很久，才找回自己的声音。我是洛寒。他没有想到，片刻之内，他竟然被大魔王用剑指了两次。洛寒尽量把自己的声音放缓和。哎，我并无恶意，我是来救你的。你能先把剑放下吗？我对你这个姿势有心理阴影。他至今记得没入时空漩涡前。 林青霄就那样平静的看了他一眼，随后就举起剑，一剑飞沙走石，山崩地裂。那时他在云端，洛寒没看清他的长相，可是那个眼神，他毕生难忘。没有情绪，没有悲喜，没有所求，只是杀戮。如今这位虽然第一次见，可是他用剑指着人的气势和云端之人一模一样。 洛寒不会认错，他立刻就确定，这就是给后世带来无尽灾难、险些毁天灭地的终极反派林清霄了。没想到大魔王竟然长得如此好看，又仙又冷，清辉光。洛寒被盯着，动都不敢动。在如此紧要关头，他竟然还有心情想：大魔王长得这么好看，女主为什么不选择大魔王？ 而依然对男主情深不悔呢？按照时间，林青霄现在刚刚被所有亲人放弃，还被女主亲手捅了一刀，落入深渊。林青霄黑化仇恨世界似乎就从这里开始，不晓得他来得及时不及时。如果林青霄已经黑化完毕，依然要毁灭世界，那他怎么办呢？他是天道，六界生生不息，生灵繁茂。 他就能与天地同寿，反之，如果生灵涂炭、人口锐减，洛寒也活不久。菩提树送他回来时说的很清楚：他们只来得及开启时光通道一次。如果洛涵不能成功阻止林青霄，林青霄依然把世界打到崩塌，那大家就一起玩完了。到时候天都没了，哪来的天道啊？洛涵不敢动。 试图和林青霄讲道理，我真的是来救你的，你先把剑放下，我们慢慢说啊。林青霄的剑尖动都不动一下，他冰冷地审视着眼前这个女子。这个女子突然出现在崖底，身上穿着造价不菲的法衣，可是看起来却毫无修为，甚至刚才在生死关头都没有使出灵力。要么是他真的没有修为，要么就是。 他装的太好，林青霄不为所动，冷冷的问：“你到底来做什么？”我真的只是想救你。洛寒欲哭无泪，你要信我，我是为你而来的。洛寒见大魔王还是冷冰冰的样子，只能伸出手，将自己的命门袒露在他面前。嗯，不信的话，你可以来试我的脉搏，我并无修为，不可能对你做什么的。 洛寒觉得他表态到这个程度，便是铁石心肠也该软化了。没想到，林清霄竟然当真打了道灵力，顺着洛寒的经脉，在他体内运行了一个大周天。洛寒顿时无语，以林清霄如今防备人的程度，阻止他黑化，还有的救吗？ 林清霄的灵力在洛寒丹田经脉运行了一圈，当真没有发现任何修炼的痕迹。林清霄着实意外了：仙界许多婴孩一出生就在吐纳天地灵气，只有凡人体内才会毫无灵气炼化的痕迹。可是，一个凡人为什么会活着出现在绝灵深渊呢？ 他刚才躲避罡风时，灵敏程度并不是一个凡人应有的呀。虽然这个女子身上有诸多疑点，可是她没有修为不假，暂时不会对她造成伤害。林清霄收回剑，不想和任何人有交流，转身就走。然而林清霄本来就是强弩之末，刚才为洛寒挡风的那一下，已经耗尽他所有灵力。 他才走了两步，五脏六腑气血翻涌，经脉剧痛，挖去龙丹的地方更是无一刻消停。他和洛寒说话本来就是强撑着，如今他再也支撑不住，忽的坠地晕倒。洛寒没想到，刚才大魔王还冷冰冰的拿剑指着他，一转身竟然栽倒了。洛寒忍着痛从地上爬起来。 小心翼翼走到林青霄身边，你怎么了？洛寒拿不准自己靠太近会不会被大魔王一剑斩了。忽然见林青霄的身上散发出微光，随后一条银光闪闪却又伤痕累累的龙尾出现在乱石上。洛寒呆愣良久，缓缓说出一句：“我操！” 暗不见天的崖底，清冷美人晕倒在乱石滩上，而她的下半身是一条修长的龙尾，在昏暗中散发着银色碎光，如雪又如月。眼前这一幕美丽奇异，简直让人怀疑这是梦。洛寒的眼狗属性终于压过怕死，他慢慢靠近宁青霄，小心的。 拨开他的长发，色清，尘不染，光白，月相和。他以为毁天灭地的大魔王会是一个凶神恶煞，再不济也该是魔气冲天的形象，谁知道，竟然是一个美丽清冷的仙人模样。 洛寒看着难得一见的大魔王原型，忽然想起在书中看到的设定：仙族都以修炼出人形为尊，化为原型就代表着重伤不愈。林清霄现在下半身化为龙尾，可见他此刻的灵力都没法保持人形，也就是说，这是他难得一见的虚弱时刻。洛寒想起临走前菩提树的话，阻止林清霄。 只要我趁现在杀了林青霄，一切就都了结了。洛寒盯着林青霄的脸，立刻把这个想法赶出脑海。嗯，美人即便作恶，那也是有苦衷的。我怎么可以伤害美人呢？哎，颜狗要什么尊严？洛寒立即撸起袖子，尝试把林青霄搬到一个平整的地方。他用尽全身力气搬林青霄肩膀，纹丝不动。 洛寒放弃了，决定分块运输，先把林青霄的龙尾换个地方。他刚穿书时身上穿着现代的衣服，现在的衣服是结界里各位老祖宗联手为他做的。当时他只看到菩提树从自己身上揪了几片叶子，玄龟从东海里拿出几颗珍珠，其余几个老祖宗各自揉了揉、捏了捏，一件衣服就成型了。 鹿晗觉得这只是一件暂时拿来凑合的衣服，没想到现在又是摔倒又是搬东西，衣服竟然分毫不脏，质量还不错。鹿晗一边想着，一边去抱林清霄的龙尾。他先从细的地方搬起，他环住尾尖，用尽吃奶的劲儿抬起来一小段。忽然见华丽的银色尾翼动了动。 本能地抬起头，发现林青霄不知什么时候醒来。他看到洛寒抱着自己的龙尾，脸色冰冷，被洛寒接触的那个地方疏忽结出冰来。洛寒被寒气激了一下，下意识松手，本来就伤痕累累的龙尾砰地摔到地上，洛寒听着都疼，他立刻收回手，无辜地背在身后说。 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你突然结冰。林青霄的脸色已经难看的要杀人了，他的龙尾忽的散发出点点银光，很快又凝聚成双腿。洛寒看到这一幕，默默感慨自己捡了条命回来。如果他刚刚真动了杀林青霄的念头，现在躺在地上的就是他了吧？林青霄身形微动。 从地上挣扎着坐起来，洛涵看着，试探着问：“需要我扶你吗？”“不用。”林青霄的嗓音也清清冷冷，如冰碎玉。洛涵默默感叹：“这到底是什么神仙阴线呢？”但还是收回了手。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在狼狈时接受别人的帮忙，尊重其实比善良更重要。 何况，不久前这位主还挥剑要砍死他，当洛寒不记仇的吗？那么多老祖宗合力开辟的时光通道都被他打断了，洛寒沦落到今日，林青霄居功至伟。因为林青霄的动作，他身上许多伤口撕裂，又开始流血，鲜血顺着他的修长手指弯弯延延渗入土地中。 洛寒看着，实在于心不忍，低声劝：“你小心，你已经伤得这么重了，何苦自虐？”林青霄嘴唇苍白，脸色白的近乎透明，他看着洛寒，眸色冰凉：“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关注我？”刚才他脱离晕倒，可是神识清醒，依然可以感知到外界的一举一动。 洛寒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趁机杀他，而是试图拖走他。林清霄多年清冷自持，如今实在费解，他到底想要做什么？结果这还没完，他竟然胆大包天，敢碰他的龙尾。林清霄一千年来，除了刚出生在襁褓时，其余时候没有和任何人有过肢体接触。 他又因为生性冷情，渐渐厌恶和旁人有接触，无论身体还是心理。洛寒碰到他尾巴的时候，被他触碰的地方传来温暖又柔软的感觉，这是前所未有的体验。林清霄那一刻都失神了，等他清醒过来，立刻毫不犹豫地摆脱他的手。 其实，林青霄可以用龙尾将冒犯自己的人扫走。龙得天毒后天赋神通，身体每一个部位都是宝。他的皮肤本就是刀枪不入的法宝，尾巴一扫之力足以劈山裂地。可是洛寒没有修为，他即便只是轻轻一扫，恐怕洛寒也要殒命当场。林青霄最终忍住了。 而是忍着经脉剧痛，调动灵力，逼洛涵松手。洛涵心里啧声：“瞧瞧你这个脾气，活该你不解风情，活该你留不住女主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